都了。嗯，都接着操练吧。是。将军，什么事？曲都派了个叫尹喜的监军太监来咱们边境，还带了今年的军粮。知道了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公公一路奔波，怎么不去休息？我命人收拾了帐篷。陆将军不必麻烦。 洒家已经看过了，这帐篷又黑又脏，怎么住得了人呢？我让人八百里加急去苍郡收购木材了，打算在这里盖住别院，我还得住半年呢。哦，挺好。将军，您胳膊被壁夫磨烂了，这得找军医来瞧瞧。不是。 我自己处理。将军，将军，这臂部怎么都烂成这样了？帮我把绷带缠上。是。这伤口太深了，该早些处理，否则也不用剜掉这么大块肉了。 骑兵难缠，来回项目作战的时候，自然顾不上这些伤。迎喜公公带着军粮来的吗？嗯， <coughs> 我去看看。将军来了，免礼。去把粮仓打开。 这次给启东军粮减了半，分到咱们边军的数量也少，都是些炒米没面的。我们边军两万人，每日还要出兵，就这点粮，连秋天也撑不到。海阁老历来关照我们，去年的军饷也拨得快。这次给的少，总有理由吧？这，我有话就说。 这是干什么？谁堵着你的嘴了？将军，将军，能有什么理由？还不是急着调给李北铁骑？可同样都是打仗，都是玩命的事儿，凭什么厚此薄彼？我问那狗银喜，秋天怎么办？他说朝廷让我们自己看着办。我操大祖宗！明知道边军开垦不出田，到时候只能喝西北风。秋天一到，边沙十二部的马都养膘了，到时候我们别说了。 下去吧。 铁道帅这些年，为了接济边军。 轻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八集。 锦衣卫查案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吃了吗？这会儿时候还早，想必还没用饭吧？那你就去告诉厨房，连我们锦衣卫的一起做了。顺路叫人都起来，我们要搜宅子了。大人，这怎么能成？还没出示搜查文书。但凡是妨碍公务、耽搁搜捕的人，全部拿入诏狱。告诉薛小卓，我找他。进去搜。是。 都闪开！走，前面他要案要事。走，快走！走，快进起大人，人带到了。薛修竹，你做了什么？竟惹来了锦衣卫！若是连累我们，我就诛你出去，夺了你的命。 功名利禄全家享，祸事临头一人担。大哥别怕，还轮不到你当这个家。沈大人深夜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？何该早点知会一声，许我略备薄酒，早早恭迎。我适才接到圣旨，皇上命我总理军粮案，锦衣卫即刻便将魏怀古捉拿入狱。 只是魏怀古素来与薛四成交好，为了避嫌，贵府今夜就得搜。大理寺协理锦衣卫办案，详情我是知道的。但我是个朝廷命官，锦衣卫要搜我的宅子，需要刑部下达的文书。不过案子紧急，大人先斩后奏也在情理之中。薛叔，把内院的钥匙也给锦衣卫。 他们想搜哪里，你就带路。是，诸位大人，请。好，走，进薛四成是真能耐，对皇上刚下的圣旨也有防备。遇见沈大人这样的人物，谨慎行事也是该的。外边更深夜凉，沈大人若不嫌弃。 不妨与我入内喝杯茶。我这宅子不小，搜完就该上早朝了。茶就不吃了，高门的茶水我讨不起。这么说来，今夜我又要无功而返了。那得看沈大人是为何而来。如果是为了查案，那确实要遗憾了。我与魏怀古私交平平，没有关系。 狡兔三窟啊，是釜底游鱼，喘息须臾罢了。你与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人在哪里？不知沈大人要找什么人？军粮案的逃犯，我们薛府是没有的。医院人皆在这里，大人尽管盘查，我们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捉拿朝廷要犯。我听说薛四成府中养着一批继子。 是不是，同知有的有的，但侠妓玩谢这些事情，督察院知道了是要弹劾的。他藏得仔细，没叫言官察觉。大人且看，都在这儿了。可这么些小玩意儿，哪能是朝廷要犯呢？香云房是什么地方？那里边都是牵扯着刑刺案的要犯。薛四成不声不响地从香云房里买了人，怎么也不跟刑部打声招呼？ 这些人都有户籍凭证，虽然出身青楼，却都是清白的。沈大人今夜办的是军粮案，与他们无关，何必再三纠缠？清不清白，得到赵玉走一趟才知道。把这些人全部带走，带走，都给我带走！等等等，大人，这案子既然事关李北，不如再再问问侯爷的意思。若真有事，您尽管把薛秋卓带走。 住手！锦衣卫办案也要走流程。沈大人，你拿我的人可以，但我要借刑部的缉拿文书。你要缉拿文书，明早你要多少我给多少。沈泽川，你公报私仇，我要参你。那你今夜就上奏弹劾。这批人落在我手里，我一日见不到先生就杀一个。你猜我几时能杀到你的那个宝贝学生？你敢！ 带走，走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救我！我让你住手！我不想。你们为虎作伥，肆意捉拿无辜百姓，还办什么案？住手！薛修卓，你若再敢阻拦，我这刀可不会听你辩口立辞。我刀，我刀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他一棍子打死我！沈泽川。 动他！你敢杀他！你这暴虐之徒，你不配做先生的学生。我配与不配，不由你说了算。我们走。是，大人。 待会儿人到了，有什么想问的，你只管问便是。嗯，大人，已将犯人带到了。嗯，进去。绝西布政司参议杨成，是你不是？是。魏怀古从咸德四年开始就在倒卖军粮，你们已经做了这么久了。 怎么，你这次突然良心发现，发异报告发魏怀古？这次是梅雾填出，跟以往不一样。李北要打仗，这粮食送过去，就是害死边关将士的毒物。我害怕李北世子真的出事。你就这么确定这些粮食能够送到世子的嘴里？ <laughs> 侯侯爷，我就是害怕。 我虽然图财，却不想害命啊！你不要怕，这里虽然是诏狱，但这案子却是由皇上亲自督审的。你有什么话，皆可以在这里说。我不知道，世子真的会出事，我不知道，我担心。 李北铁骑因此兵败，让边沙骑兵再次攻进来。你也知道这批军粮能导致李北兵败，可你仍然把他们封装上了马车。你该死， <laughs> 侯爷，侯爷，我认罪，我，我该死。你不会死的，这案子的主犯是魏怀古。 他借着职务之便胁迫你，这些我们都明白。杨成，你在爵西做了半辈子的官，为了那点钱财断送前途，不值得。我听说你是你娘一个人拉扯大的，可如今你却犯下这样的大错，连累她一把年纪还要受人唾骂，你怎么这样狠心？ 犯下这样猪狗不如的大错，也有颜面再见我娘啊！你既然还知道羞耻，便不算泯灭良知。接下来我问你的话一概不会录入供词里，你若是如实回答，我就想法子保你一命，让你娘能够安度晚年。侯爷肯保我，就是对我的再造之恩。来，喝口茶。 谢谢大人，你侯爷，这案子牵扯甚广，我慢慢与侯爷说。大周自贤德元年，华思前联合潘如贵，便假借。 米费工程的由头，掏出国库里的银子。我们地方官入都，他们也要轮流上门要兵精的。我这样的寒门，没钱就无法晋升，所以，我从贤德四年，便跟着魏怀古。接着说。 后来绝西遇灾，离北边郡，还要和边杀骑兵周旋，户部被逼得急，可国库已经被他们掏空了，没法赈济地方。内阁海良仪在追查账目，华四千为了把钱填回国库，想了不少办法，但，但空缺太大。 就在这个关口，中博兵败了。只有我们绝西布政司最清楚，中博兵败的太及时了。边杀骑兵走的时候带不走那么多粮食，绝西后续补发的救济粮，就是中国六州的粮。 将士的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所以这次填充军粮，我是真的怕。郑伯尚有营救之机，李北却只能靠落霞关作为支援。便杀骑兵一旦攻破李北，我。 我就是千古罪人。当年边沙入侵中国，更像是在替花家解围。如此看来，此次汉蛇部调兵南下也绝非偶然，而是他们收到了消息。边沙十二部就像是被人豢养的柴狗，必要时候就放他入境，把擦不干净的痕迹都吃掉。 我不知道中枢里还有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。等到边杀骑兵入境，这这可是卖国大罪呀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赌。我的私信有人监察，只能通过驿报告诉曲都。你既然要告发魏怀古，为什么急发的驿报还要挂户部的牌子？你难道不知道，这样一来，这封驿报入了曲都。 第一时间就落在魏怀古的手里。啊，什么？户部？我挂的明明是刑部的牌子呀！我知道这封密报若是落在魏怀古的手中，我就必死无疑了。我是知道刑部尚书孔丘，他不是世家出身，也很有胆色，所以我临发前再三确认，挂的是刑部啊。这次军粮被换，不是魏怀古干的。魏怀古收到密报。 就知道已经有人要将这次的事栽在他头上，这是明摆的胁迫，他只能自首。走，我们是时候去会会魏怀谷了。侯爷，政府，这里关的就是魏怀谷了。嗯，把门打开吧。 我有事要问他。是。二位前来，还有什么话要问？我的供词也已经呈交上去了，现在只等发落。魏怀古，司挪库银，倒卖军粮，毒害边疆， 这三条皆是牵连全家的死罪，怎么？你这次就这么舍得招了？这次事关李北，你爹都出山了，谁还敢徇私保我？这次的军粮从开始你就知道是运往李北的，这一切若真是你做的，一旦事发便会被刑部审查，必定会带出你曾经倒卖军粮的罪行。你不是这样思虑不周的人。 子在去都六年，有长进。刚入都那会儿，整日喊打喊杀，沈大人也深有体会吧？所以我说，萧方旭是个铁腕，敢把儿子放在刀刃上磨。是啊，看着这样的萧策安，你定然心下不平吧？你的嫡子不学无术。 你魏家已经后继无人，所以你屡次贬谪仙人，怕的就是被后起之秀顶替。魏家如今看起来还在鼎盛之态，可实际上，只要你死了，魏家就败了。天真了不是？大周开国至今，八大家有盛有衰，此乃常态。但世家绝不会消亡。 所以我的死，才是魏家的活。你是真觉得八大家不会变吗？只要姓氏还在，就不会出局。失去了一位掌舵人，不过是短暂的困境而已。小池爷，你们李北称自己打破世家桎梏。 他萧方旭还不是为了避免嫡庶纷争，不肯续弦，把你和萧继明变成了离北铁骑唯一的选择。这不正是世家成立之初构建的铁壁吗？你们正走在与我们相同的道路上。哼，你这样想。 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世间有人肯为情所困。我爹这一生只肯对我娘许下白首之约。你更是不明白，我爹确实在李北铁骑的统帅职位上构建了铁壁，但那不是家世门楣的壁垒，而是能否真正成为义军主帅，带领李北铁骑抗衡边沙的标准。如果来日有人能够同样击败这层铁壁，那么他就是李北铁骑新的统帅。 <laughs> 你将萧方旭说的这样冠冕堂皇，可实际上数年来，还不是你们萧家在独霸李北兵权？你们称我爹是头狼，便该知道，狼群没有血统成见，也从不畏惧抗争。若是谁能打败我们，谁就能带领我们。李北铁骑能有今日的一切，那都是他应得的。那你又知道？ 为什么同是守卫边关、紧握兵权，戚家却从来没有受到世家的敌意？全是因为你们萧家都生着反骨，这种骄傲才是去都无法信任离北的根源。你又知世家不倒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懂得顺势而为。 李氏是大周的根，世家是大周的土壤，我们彼此给予。 <laughs> 当年齐慧莲带领东宫雷厉风行，绝不与我们苟且，可是他害死了太子，他又落得什么好结果？哈！ <laughs> 你看，这就是天生反骨、挑战规则的下场。不好，他要自尽，别让他咬舌。爷我俩，你们注定办不到事家，注定会白。 已经死了。魏怀古突然自尽，说明我们猜测的那个人确实开始动手了。不好，黄四，主子，从薛修卓那里带回来的那批孩子中，男孩全部被杀，只留下了女孩。 侯爷，速速入宫，皇上危急！危急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。皇上病重，急宣侯爷见驾，有要事托付。案事有蹊跷，万事当心。不知，走。 将军，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边杀打过来了！什么？往年不是到秋天，怎么会现在就打过来？不知啊，将军，咱们现在军事粮草根本不够抵御进犯。你去找尹喜，让他给区都速发请求增援的军报。那督军太监听说边杀打过来了，一早就跑了。他娘的！你直接出发。是。啊！将士们，随我迎敌！ 内不可佩刀。嗯，皇上，您瞧，侯爷来了。 是，都退下吧。子你拉开帘子。兄弟，你干嘛去了？气死我了！ 路上风大，神武大街人又多，不好跑马。你是好兄弟，明知这一趟凶险，却还是来。 我早跟你说过，慕容不是你的良配。可我就是喜欢她呀！我为她也喜欢我。没曾想，他给我的这一刀，一点都没有。 叫你来，你就来， <laughs> 你他妈的脑子有病吧，小子安？ 自己去，没面子。他是个忠臣，你说我怎么就怎么就这么笨？总也不能让他满心呢。我呀，是真的想喊他亚父。 我都是身不由己，我真的真的恨。 下辈子。 锦衣玉食的养，混吃等死的活，他们讲什么攀党什么外戚，斗得死去活来，累不累啊？那都有什么意义？这位是我好兄弟，李北萧家二公子，禁军总督萧策安。我要出城跑马，要扩建禁军办事院，要半日当差半日闲居，我什么都能准。策安，策安， <laughs> 策安，我的好兄弟。 只有八千人，红山教场得不到消息，就没办法前来支援。小池也已是笼中困兽，今日一定要拿下他！拿下小池野！拿下小池野！拿下小池野！拿下小池野！他出来了！抓他！快杀！ 指挥使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在撞城门！慌什么？城门那是随便能撞破的，门马上撞开了，大家立把进！一、二、三。 不是，沈泽川带人冲破城门杀进来了。禁军那群下三滥何须惧怕？沈泽川身为锦衣卫同知，带兵入都意图谋反，就地诛杀。是。打！不要金去都非我梦中乡，今日我要回家。 谁敢阻拦，杀了他！死守城门，千万不能放着杀君谋逆的孽障走！开城门！开城门！别让萧师爷跑了，快追！指挥使，萧师爷带着禁军已经冲出城门了，咱们拦不住啊！来人！ 警卫的是，枪！咦，拦住！还在城墙上做什么？下来，我接着你，跟我走。关门。 回家吧，沈兰舟。沈泽川，你坏我好事！韩城，你也配自称锦衣卫？锦衣卫自己无反起，都是顶天立地、问心无愧的好汉。今日你们设局谋害天子之命，我杀你天经地义。 你是什么东西？沈氏余孽，我待你不薄，多次提携，你就是这般回报我的？来呀，把人带上来，让沈同志瞧一瞧。是，走快点。狗贼奸诈，狗贼！先生，沈泽川。 这人你是不是找了很久啊？请令给我。是。嗯。啊！啊！城，沈泽川。 你大哥沈周记就是被边杀骑兵活活拖死的，但你们没感情，所以你一点也不痛。今日轮到了你的先生，你痛不痛？韩城，你费尽周折把先生藏在手中，你想要什么？原本是有大用，可你放走了萧驰野，坏了我的局，你与齐慧莲便没有用处了。 你若是还想要他的命，就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跪地高喊三声爹，我就留他一命，也留你一命。成交。放屁！三柱，我教你师叔，不是让你任人羞辱。 齐慧莲连天地都不跪，你怎么可以跪他一个卑鄙小人？百年光阴如梦蝶，我来去自由。我生这一遭，荣华富贵享过，功名利禄受过，我。 <laughs> <laughs> 我笑尽天下英雄事，世间贤才高不过我，谁人能与我齐慧莲一争高下？我三楚徐州名满天下，我笑谈御前指点江山的时候，韩城，你在哪儿呢？ 是那阴沟里的老鼠！你、 <laughs> 你们这些鼠辈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徐家譬如天下臣客，告诉海良仪，大周已病入膏肓，他与我都无力回天了。呸！但是我不会认输，我亲生。 只做地势，兰州，樊龙已破，乱世必起。先生能教你的，都已经全部教完了。这烂天烂地，这烂天烂地，不如放了它，去成就你的天地。 爸，别挥手了，先生替你扛住那三万冤魂，你不要怕。闭嘴，我杀了你这个老孙子。 云何茫然 天下大乱，所有人都还等着您来再定乾坤，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再定乾坤，孔丘啊，我我已经回天无力了。子安，我擦不干净血了。我们同入修罗道，挨在一起，不要干净了。 端州的野菜很好吃，我在李北就听人讲过，端州冬日里的一把野蔬跟金子一样贵。嗯，好想吃啊！春日冰雪消融，我师娘就摘最嫩的野菜包饺子。我也不常吃，才记得清楚。我想吃，咱们以后肯定有机会，我记下来就不会忘了。小池野。 陷入了绝地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？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束手就擒。